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九十六集。之后的行程确如林清宵所说，魔尊抢人抢不走，强留也留不住，只能任由林清霄大摇大摆的离开魔域，回到仙界。 魔尊也是奇了怪了，魔域这么大，而林青霄只有几个人，他孤身进入雷烈城，最后全身而退就不说了，竟然还顺手劫走了雷烈城的魔王，一路畅通无阻的离开了魔域。魔界那么多人都是死的吗？别说魔尊了，接应林青霄一行人的天宇星君见到林青霄也颇为稀奇。魔域这些年已经这么废物了吗？ 我们本来做好了战斗准备，结果到最后一仗都没打。雷烈王在旁边听到，脸色非常不好，因为他发现仙界好像没有放他离开的念头。他本以为仙界绝技不敢撕破脸皮，在边境上必然会全虚全影的放他离开，可是现在看来，仙界的胆子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呀。洛寒下船，感受到久违的仙界的空气。 现在进入仙界，他们要重新换交通工具。林清霄在另一边和军方交接，洛寒站在河边呼吸新鲜空气，场面一时有些杂乱。素隐月突然发力推开身边的仙族，用尽全力往银河另一边跑去。表哥，河对岸，叶崇玉身负重伤，看起来非常苍白。他见素隐月冲来，目眦欲裂。 隐月，小心！素隐月才冲到一半，都没有碰到银河水，就被一根冰蓝色的灵力绳缚住。素隐月用力挣扎，都没有办法挣脱。他悲痛的跪倒在河边，对着滔滔河水无望的挣扎说：“表哥！”绳子的另一端在林清霄手中。林清霄冷冰冰的了了素隐月一眼，将绳子收回。 苏隐月死活不肯走，林青霄很快失去耐心，将人在地上拖着，直接扔回船舱。天宇星君眼睁睁看着一个如花似玉的病美人被生生拖走，地上甚至被拉出了一道痕迹来。他内心有些复杂，问：“呃，这是受人之托，将她带回去？”林青霄看起来没有丝毫触动，淡然说。 收了他父母的东西，不好不办事。他父亲说的，就算是绑，也要将他绑回去。话确实这样说，没错。可是真的是这样理解的吗？明明该是很悲情的场景，但是洛寒莫名想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林清霄现在特别像拆散牛郎织女的封建恶势力。也是巧了，这条河正叫银河。 林清霄和洛寒回到仙界，在去天宫复命前，林清霄还需要去趟林山，解决素隐月这个拖油瓶。幸好林山并不远，中途拐到林山不算耽误时间。林清霄和洛寒赶往素家的时候，林山内部也不太平。正殿内，素父正坐主位，素母坐在另一侧，左右手两边坐着许多素家旁支。 其中好些人在林山任有职位，从长老到堂主，高低不一。一个蓄着短须的中年男人最沉不住气，率先开口说：“听说苍瑞八百里地已经被划给中山，林山并不只是你们一家之地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都不和族中商量？”素父并不退让，说道：“素三郎，你莫要忘了尊卑辈分，我是家主。” 我有资格决定林山的任何事，这确实是家主的权利。素三郎并不害怕素府，反唇相讥。可是，维护林山利益也是家主的义务。苍瑞物产丰富，易守难攻，地理位置如此要紧，你竟然拱手将它让给其他人？家主，你心里真的还有林山吗？素三郎是素家一脉旁支的领头人。 说是旁支，其实是上一代竞争家主失败，故而成了旁支。素三郎一直不服素父，奈何本人资质平平，只能忍耐。幸运的是，素三郎的儿子天资不错，小小年纪就展露出远超同龄人的天赋，至少比素隐月那个草包要好。素隐月在素家许多旁支眼中就是个扶不起的草包，那么多资源砸下去。 竟然连个普通先族都不如，每个人都觉得，如果将这些资源砸在自己的后代身上，必不会如此。素三郎在这些人中跳得尤其高，本来素三郎也只是想想罢了。素父春秋鼎盛，还能活很久，即便素隐月是个草包，有一个好父亲保驾护航，怎么也能扶到高位。素隐月不肯上进，那就挑一个上进的女婿。 中山大公子林崇玉就很好，两家本就是表亲，亲上加亲后巩固血统，后代血脉会更纯，出现强大幼龙的可能性更高。而且有素一方在，素父也不必担心素隐月嫁入后受委屈。林崇玉是中山一脉的嫡长子，和素隐月结合就是双赢的结局。素父需要女婿来帮他巩固权势。 林崇玉也需要岳父来助他斗倒兄弟，成功上位，两家联姻是所有人都乐见其成的局面。素父的打算并没有瞒着下面旁支，素三郎又急又妒，却无计可施。苍龙一族因为古老，战力一向不差，而且中山的嫡出公子还极有可能是未来的中山家主。如果这桩联姻真的成了，至少素父有生之年。 林山不会有人能威胁到素父的地位，可是世事难料啊！谁都没想到林崇玉竟然被报错了，不光如此，还爆出一个大雷，这一个雷直接把素父多年的投资炸得熄火，还赔进去一个嫡出女儿。家里多年来对素隐月的暗示太成功了，以至于素隐月非林崇玉不可，直接跟着魔族跑了，素父大受冲击。 这不光是情感上的痛啊，这也意味着素父近一千年的投入，后半生最大的投资彻底失败，甚至因为素隐月，林山陷入非常严重的舆论危机中。素三郎等人原本只能偷偷想，现在他们真的摸到了机会了，所有人一拥而上，恨不得借此机会将素父扯下家主之位，就算不行，也要从他身上咬下一块肉来。 割让苍瑞八百里地只是一个引子罢了。素父环视四周，发现所有人都灼灼盯着他，仿佛随时都要扑上来撕咬。素母看不过去说：“隐月是灵山的大小姐，她的安危本就是灵山大事。如今，隐月被魔人蒙骗，割让一块地给中山，以换取隐月平安，合情合理。”众人沉默片刻。 一直闭目养神的长老开口了：“主母，我知道你心系独女安危，但是道理却不能这样讲。龙族向来是能者居之，苏隐月既然没有能耐，就不该占据继承人之位。既然他不是继承人，” 凭什么要求家族割地保他？素母心头火起，忍着气说：“那以长老的逻辑，岂不是无论继承人是谁，一旦出事，家族都不必救了吗？出了事儿，就代表着无德无能，无德无能就不配被家族投入资源。本该如此。”长老捏着胡须，缓缓地说。 龙族向来是优胜劣汰，弱肉强食，很残酷。可是长老说的是对的。素母陷入长久的沉默。素父听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利益被别人拿去是损失，但是让给盟友，就该称之为双赢。中山本就是我们的姻亲，现在林青霄上位。” 钟林二山的关系也不复以往，我只是舍去苍瑞八百里地，就能和林清霄重新搭上线。万一日后林清霄有更高成就，我这一笔割让将贵不可言。江海儿老的辣呀，素父一开口就打在了众旁之的痛脚。搬林清霄出来，任何人都无话可说。林清霄简直是作弊一样的存在。 苏三郎至今想不通，仅靠一千年，到底是怎么修炼到上仙的呀？因为他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啊！想到这里，苏三郎又有些隐秘的痛快。如果当初素父把林青霄当作女婿投资，现在指不定天界有多少人羡慕他。可惜素父错把榆木当珍珠，下错了注。另一个国字脸的长老声若洪钟说。 家主的打算诚然好，可是林青霄是否成你的情呢？怕，只怕你想投从龙之宫，对方却只想吞并。等真到了那天啊，家主如何保证这林山到底姓素还是姓林？素父手指攥紧，幸好藏在袖下无人察觉，他强行撑着颜面，不肯让别人看出来林青霄和他的感情并不好。 吴长老，背后胡乱揣测人，恐怕不好吧？我是不是胡乱猜测？家主心知肚明。素父正要接话，大殿外忽然传来另一道声音。来人声音清越，语调不紧不慢，就像他的人一样，标志度鲜明。有什么话当面问我，何必在背后猜来猜去？殿中的人大惊，齐齐站起身来。 林家主，林青霄站在正殿门口，虽然没有进入大殿，可一股清寒之气顿时席卷而来。不需要林青霄动手，仅凭这股清气，就足以让殿中的人规矩了。苏父起身，快步迎出来：“哟，竟然是林家主来了！林家主大驾怎的无人通报啊？失礼，请林家主上座。”“不必。” 林清霄并没有进门的意思，冷淡地说：“我今日来只是为了送苏隐月回家，之后还要去天宫复命，恐无暇消受素家招待。”素隐月回来了，在场众人对视一眼，各怀各的心思。素父本来想留一留林清霄但是听到林清霄说去天宫，素父顿时不敢再说，他再大的颜面也不敢和天帝抢人呢。 他若是出口留林清霄，就是让天地等人呢。素父可没有这么大的胆子。素父识趣的不再说了，他和众人道了声失陪，赶紧随着林青霄去见自己女儿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